第二十七集，杏儿不是蹭在衣服上，而是蹭在手臂上。油虫低头拿纸擦干净，又神色不欲的扫他一眼，不再有任何动作。林和熙老老实实的蹲回去做事。油虫冷眼旁观半晌，嫌他动作太慢，戴上手套来帮他。两人完成鱼肉的处理后，杨卷和赵度从背包里掏出烧烤夹和瓶瓶罐罐的调料。 林和熙主动接过烧烤夹，将切成块的鱼肉在夹子上摊平，语气再自然不过的朝油虫道：“帮我刷一下油。”油虫没有任何动作，而是看了他一眼。“你会不会烤？不会就让我来。”林和熙唇角微翘，“ <laughs> 尝过以后不就知道了。”油虫面上愈发不信，“你还想让我替你试吃？”林和熙面容真诚。 油腔滑调的话，张口就来。我烤的鱼肉，第一块当然要先给你吃啊。油虫不以为然，只沉声提醒他：“你先把鱼烤熟再说。”林黑西从容笑道：“行。”选修老师过来检查大家搭帐篷的情况，赵度和陈选的帐篷不合格，被老师叫了过去。油虫起身去杨卷那边帮忙。 待那两人重新压好帐篷腿回来时，已经有浓郁的烤鱼香味从空气里传来。赵杜闻着香味走过去，恰逢林和西将烧烤夹从火里拿出来，一只手举着烧烤夹，另一只手在地上的工具堆里找筷子。他咽了咽口水，忍不住拿起在野菜锅里搅过的筷子去夹那外焦里嫩的鱼肉。林和西回过头来，将他伸过来的筷子打掉。 你不能吃。记起自己之前私下议论过对方八卦的事，赵渡略有心虚的收回筷子，没有说话。察觉到他在想什么，林和熙又补充一句：“啊，不是说你不能吃，是说你现在不能吃。”赵渡轻咳一声，点点头表示明白。听见两人对话内容的杨卷茫然转头：“不是已经烤熟了吗？为什么还不能吃啊？” 因为 <laughs> 林和熙一脸笑意的走到油虫身边蹲下，缓缓拉长音调：“我已经和油虫说好了，第一块要先给他吃。”他笑眯眯的望向油虫，对吧？压下眼底的惊讶，油虫看了他一眼，没有说话。本以为林和熙不过是随口说说，而他也没有将对方的话放在心上。 倒是没有料到，面前这人还真的是说到做到。他的视线扫向对方手中烧烤夹上卖相不错的鱼肉，林和熙却没有把筷子递给他，而是用左手熟练的夹起鱼肉送至他唇边，眉眼兴味盎然的盯着他。尤虫面容清顿，眯起眼眸来看他：“我自己有手。”林和熙闻言颇为失望的耸耸肩。 不再故意逗弄他，十分干脆的把筷子给了他。尤冲夹起鱼肉放入口中尝了尝，半晌没有说话，面上神情却有些微妙。捕捉到他脸上的细微变化，林和熙弯唇笑道：“好吃吗？”尤虫这才抬眸扫向他，言简意赅的评价：“还不错。”林和熙眼里笑意渐渐加深。 仍觉得还不够，他又眼珠轻转道：“我请你吃我烤的鱼，你是不是也该礼尚往来，请我吃点什么？”料到他不会就此作罢，油虫微不可见的杨梅从锅里盛出一碗汤端给他。视线慢吞吞从对方脸上划过，林和熙佯装为难般轻轻蹙眉。 可是我右手拿着东西，左手的伤还没好。不如……他藏起眼底浅浅的促狭，语气中带上几分不易察觉的笑。你喂我喝吧。尤崇神色微变，却不再如以往那样怒气冲冲，只是放下手里的汤，嗓音冷冷的道：“爱喝不喝。”林和熙又去烤了两次鱼，剩下的就都交给了其他人。 旁边同是理工学院的学生寻着香味找过来，在他们这里蹭了点烤鱼吃，很快和周轩几人熟识起来，甚至还掏出偷偷带来的罐装啤酒与他们分享。最后吃饱喝足，开始收拾残局时，小组里除了林和西和油虫，其他人都喝了酒。天色黑下来后，草丛里的虫鸣声渐下，林子深处重叠的树影颜色渐深。 虽然是在学校内，选修老师仍旧叮嘱大家互相结伴活动，最好不要单独走动。大家打开自己带来的便携灯，围坐在帐篷前的空地上说话。到晚上十点左右时，选修老师开始叫所有人进帐篷去睡觉。许多男生平日里都习惯熬夜打游戏，此时才九点更是睡不着，便有人提议去看星星。 说话的人正是傍晚拿酒过来喝的男生。罐装啤酒虽不至于让这群男生喝醉，但喝过酒的人多多少少也因为酒意上头变得情绪高涨而兴奋。周轩嘲笑他：“哼，天空都被林子里的树遮得密不透风呢，你打算上哪看星星？”那人道：“这里不是有一片很浅的沼泽地吗？我下午去看过，那里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天空。” 对方这番话落音，不少人都有些心动。周轩去找选修老师协商，对方同意让他们去沼泽地看星星，前提是自己也要同行，以免发生任何意外事故。最先提议的男生在营地间号召其他人。周轩回头想叫上寝室其他三人，却只有赵度和陈选兴致勃勃的起身跟上。看星星的人浩浩荡荡离开以后。 营地剩下的人都早早刷牙洗脸，然后进帐篷睡觉。林和熙毫无睡意，本想找杨卷说话，转头看见对方才十点就哈气连天的乖孩子模样，又打消了脑海中浮现的念头。天气炎热的季节，尊睡袋太闷热。林和熙把没充气的睡袋垫在身下，关上帐篷的门帘，在黑暗中躺了下来，闭着眼睛翻来覆去许久。 大约半小时以后，他又睁着神采清明的眼睛坐起来，捞起身侧的手机，弯腰出了帐篷。整片营地已经陷入一片漆黑和沉寂，树林里聒噪的虫鸣声也渐渐隐去，唯有银白色的月光从头顶枝叶缝隙间泻下，无声无息地游走于地面。林和熙打开手机上的灯。 借着微小的光圈去后方树林里放水，回来的路上，手指不小心碰到手机侧面的按键，按熄了手机里散发出来的光芒。视野内瞬时变为伸手不见五指的黑，他不得不停下脚步，低头去找手机上快捷栏里的手电筒标志。开灯的按键还没有找到，视野边缘就陡然亮起了微弱的光芒。林和熙心中轻怔。 握着手机，站在原地没有动，缓缓偏过头，朝那细微的光点望过去。然后清楚的瞧见，藏在树木丛里若隐若现的光点，从树木丛中慢慢升高，在黑夜中发出微微闪烁的银黄色光芒。起初只有一个微小的光点，而后又渐渐浮起更多的银黄微光，忽远忽近，如同嵌在夜幕里渺小。 却闪耀的星星般，零零散散的抖落在半空里，连成一片细细流淌的荧光河。林和熙渐渐回神，朝空中伸出双手，做出轻轻合盖的动作。在打开双手时，掌心内已经多出一个圆圆的、漂亮的荧黄光点。他合上双手，摸黑朝林子外走去。营地里仍是静谧无声。 看星星的人还没有回来，林和熙弯腰钻进自己的帐篷里，轻声叫杨卷的名字。大概是已经陷入沉睡，听到他的声音，对方也只是面朝另一侧翻过身去，呼吸依旧绵长而和缓，没有任何要苏醒的迹象。林和熙失望的静坐片刻，很快想起睡在隔壁的油虫，又去隔壁帐篷找对方。 应该是为了给周轩留门。隔壁帐篷的门帘并没有拉紧，他将面前帘子掀高，借着浅淡的月光看见油虫侧身躺在帐篷里。他扬了扬唇角，弯腰脱鞋进入帐篷内，跪坐在黑暗中，低声叫油虫的名字。油虫睡眠浅，很快被他叫醒，辨认出耳边林和西的声音。 他顿时睡意全无，拧紧眉头坐起来，不耐的问：“有什么事？”林和熙没有说话，尤崇心中不耐更深，掀开帐篷要赶他出去。林和熙却朝他挪过来，情急之下不小心坐在了对方的腿间，也没有太过在意，而是动作极快的撞掉了他去掀帐篷帘子的手。两人身体在狭小密闭的空间里骤然紧贴。 油虫嗓音抖沉：“给我起来！”林和熙没有起来，而是松开了轻轻捂住的双手。漂亮微笑的银晃光点在他的掌心内缓缓浮高，仿佛担心惊动那只萤火虫般。油虫听见他的声音又低又缓，裹着纯粹的笑意，半是赞叹，半是期待般，在耳旁不近不远的地方响了起来。 很好看，对吧？他心中微动，鬼使神差般开口：“弟弟，嗯了一声。”